一百，D 一百，讲真话，行公义，好连麦。我哋有自己有，你哋有自己有台。D 一百，D 一百，自己有台。D 一百，D 一百，讲真话，行公义，好连麦。 我哋有自己有，你哋有自己有台。D 一百，D 一百，自己有台。伤口撒盐，话俾佢知，我唔批，唔批俾你啊！因为你财力唔够，你节目质素唔好。